锵锵三人行，我给你们播报一个我看到的这个财经新闻啊，这个说什么呢？荆州，湖北荆州，知道吗？荆州三百亿元再造明清府城，呃，而且我这一看，我才知道啊，现在全中国上下在搞一个什么运动呢？除了这个美女反反反反腐运动之外啊，在搞一个，你像河南开封。 千亿复古，开封是这个北宋时候的这个首都嘛？汴梁，好家伙，他他他要搞旅游嘛？嗯，搞旅游，但是我觉得这个让我觉得惊讶的是啊，拿出来的这个钱呢？你说这么多钱花下去，嗯，我都去心疼啊，我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钱的呢？哎。 要不说嘛，就千河南开封要投资一千亿，要复古，打要回到北宋啊。然后呢，山西大同复古。如今湖北荆州也不甘寂寞，荆州市未来计划搬迁古城墙圈内三分之二的人口，重现明清府城的繁华，打造闻名于世界的三国文化旅游核心景区。哎，这项庞大的复古计划总投资约三百亿元。 人家就说了，说你这个荆州啊，一年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什么产值啊，什么什么的，也就不到百亿的一这么一个地方，嗯，要拿出三百亿元去搞这个，嗯，我现在就觉得啊，就是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景观？嗯，你说在他们这些人手里， <laughs> 就是很，你要说现代派，那真是后现代艺术都在那儿，因为人家有人说了，你这个古城墙啊。 是明清的，嗯，对吗？然后呢，他要打造明清府城。我觉得，当他在陈述的时候啊，我听着都精就精神就错乱了。嗯、说《三国演义》里边百分之八十的事儿都在我们荆州发生，嗯、对吧？但但不是明清啊， <laughs> 他要弄一个明清。刚才听的就是对对。但是他要发展的是三国旅游文化， <laughs> 对，穿穿越嘛，这样叫穿越旅游，穿越。哎，而且当地干部就说了，说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哈。 有古城墙，他们都申请了什么遗产？中国遗产还是世界遗产这个名目啊？就是说，这是唯一真的东西。这个古城墙，但是光靠古城墙呢，游客不来， <laughs> 知道吗？ <laughs> 所以，哎，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现在各行各业的这个，有一分真的，就敢给你包九分假的。 就是我要这个古城墙不行，但是我要围绕着古城墙开始关羽祠啊、关公祠已经建起来了，然后那儿什么明清古城就复建起来了。你再说，我就刚才说这个开封这个可能是上千亿的规模，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在搞这个，就是说，哎，你总不能说我这个地方历史上是一个什么古城，历史上你总是一个什么古城，那么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投资多少个亿。 要把我这个地方全建成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那我我个人觉得，呃呃，不错吧，总比建其他的好吧。因为像我们去美国去一些呃比较现代的城市看哈，很多当然很多艺术馆、博物馆里面的展览收藏很好哈，可是整个城市景观也没有太太特别了。那中国这作为那么有历史感的国家。 你旧的、老的都拆了，拆了就拆了，也没办法了。当然希望他当初不要拆，可是你现在把历史的东西来建、建呃建造了，打造你的文化产业。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方向，假如这种理念，我觉得没有太太太偏离。 真正重要在于说那个规模啊，我们说什么三百亿、一千亿，我觉得可能是官员说说而已嘛，你有钱钱从哪来呢？哪里来呢？而且就算像香港发展西九龙文化区好了，两百多亿也要经过重重的关卡、咨询，还要推倒重来、招标整个过程哈。所以我觉得说，假如中国每个城哈，好，你来建。 那也作为一个中国的每个城市来学习新的行政管理方法，你见吗？好吧，请你用一套的我们比较觉得合乎法律的、合乎文明期待的方法来招标、来公开整个咨询过程。我觉得给当地的这个城市来学习也是不错的，也是好啊。徐老师怎么说？当然了，假如中国每个地方都有一些。 呃呃，很像样的古建筑哈。假如我我这个原则上我我我也同意，那很好，因为我们到处走啊，常常有个感慨，在中国就是你你开车在成都的街上，跟在济南的街上，是跟在郑州的街上是没有分别的。经过了以前的几十年的努力，真的把中国大地到处搞得到处莺歌燕舞啊，每个地方分不出来。 在那，那你对比之下，你在欧洲大地当中，美国也很闷。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对，美国你到处走也是麦当劳啊，也是那来来回回的这小屏幕啊什么。所以在美国，你要能玩的地方没没几个。所以咱们中国经过这个多少年建国以来多少年的努力，终于把中国大地搞成了跟美国一样没有文化的样子。但但 <laughs> 但是还没有他那么那么那么舒服，还没有他那么合理性。但是要是真的有历史的盖，不过我担心的是。 那个几个，一个呢？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么大窟窿，那么大的预算做啊，我觉得大概是现在政治游戏里边的一个规律，就是说你提出一个大的项目啊，就有理由花很多钱。现在是热门，就是文化产业，一说文化产业，你你你这个，你知道前一阵啊，重要的城市都办运动会，嗯，的确办运动，你像深圳啊，办了那个那个大学生运动会啊。 花的钱花的很多很多，多多少我具体数字说不清，反正比运动会多很多。但是它的确带来很多好处，那些地铁就通了，体育馆就盖好了。广州更不谈了，那小蛮腰现在变成地标了，周围的楼都升得很厉害。所以基本上城市发展，他们目前官员找到一个诀窍，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地标，就是你要要搞事，你不能平均这么洒水啊，没用。 你得这个城里你要搞成一个，有广州一个小蛮腰，上海你有个浦东，有有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你你深圳有个什么，总之，所以他们那些地方他轮不上开运动会，他的世界什么运动会也不开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就想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他这些钱要是他不办的话，可能就要上交啊，可能中央也不给他们呐，这样，所以他们用这个名目来弄，我就觉得。 比方说，中国现在就很多到处都是假古董、假建筑。嗯，咱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动不动就掉在井里是吧？跟我说那是老子待过的地方，或者那是谁谁待过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你发现我们这样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呢？一听啊，就问是新的还是旧的。对，不管到杭州还是到哪，你说哪有个什么，是新的还是旧的？说是新的，我们就不去了，嗯对吗？就不会去看。 但是呢，我认为广大人民群众他不是这样，对对吧？你就不跟人民群众不是一条心了。哎，你像深圳世界之窗， <laughs> 对吧？那广大人民群众很喜欢玩这一天，全世界的景观全都看了个遍，北呀北呀，三分之一的那个金字塔呀， <laughs> 什么他他他，对吧？ <laughs> 你有一个，他就能去看。我认为就是说，你盖一个什么，你说。 插个标语，你说这是个什么什么，都有很多游客，他们愿意去看，对吧？可是我想荆州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中国人民 <laughs> 最后孩子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感性教育？我们到法国或者我们到罗马，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废墟也好，是什么也好，就得到一个历史教育。哦，古罗马斗兽场，那个时候的决斗士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但是我就觉得咱们中国本来就已经够假的了，嗯让咱们的孩子这将来在去中国各地旅游的时候耳濡目染，没有一件是真的东西，全是在做戏。就像甚至还有那个，那个曹操墓是不是真的到现在都不知道？还是还有那个旅游文化村，对吧？好像你带着小孩去玩，轰隆轰隆一帮子说是什么民族的就出来，实际是听说你来了。 <laughs> 赶快说，游客来了， <laughs> 赶快往脸上擦，往擦点那个黑油漆啊，冒充什么少数民族，叽里咣啷拉着你跳锅庄舞。那么这个就说这是民俗文化村，这是民俗风情，哎。 我就就我们去非洲很多地方也是一样， <laughs> 游客来了马马上出来跳舞，游客走了就喝可乐啊， <laughs> 穿回牛仔裤。重点是文涛是怕什么？ <laughs> 本来第一个，中国旧的地方真的旧的地方就不多了，拆个七七八八，地面。然后第二个怕，为了盖这个假的旧假的旧地方，新的东西把剩下的那一点点旧的都去掉。 他就干脆那些旧楼去掉，没错，他也有这个问题。每次搞文化工程的时候，他可能就拆掉了真的仅有的那一点真的，全改成长沙就发现了真的古城墙，现在他们能不能保留就成问题啊？是吗？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看看今天他们找这三句话，你们能能不能乐啊？你们要不乐，扣他们奖金。啊！ <laughs> 第一句，嗯，美国这都是真事儿啊。美国一名女子。 误以为邻居要玩三批，不让他加入，愤而持刀威胁。 <laughs> 再一句是冯仑对台湾的一句体会，他去台湾去了一趟，他说台湾是什么呀？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laughs> 然后还有一段啊，有个日本人来中国旅游，第一站到了浙江，他找了个当地导游，给了三千块钱。 说啊，他祖上是战死在中国的，要求导游啊带他去当年日本兵伤亡最惨烈的地方拜祭。导游收钱后花三百元包了辆车，一个小时后告诉日本人到了。日本人下车一看。 横店影视城， <laughs> 横店影视城，我以我以为他说到南京的那个大屠杀的那个那个纪念馆呢。哎，影视城我能理解，嗯，像横店影视城，包括你们作家那个张贤亮不写小说了，在那个西北那边也弄个影视城，中国什么拍西部片就到那儿去拍片子，嗯、这个是一种啊，那就是为了拍片基地，对吧？嗯、但是我就担心将来啊，全中国各处。 都变成影视城，嗯嗯，全是一堆现代的这种假古代建筑，你知道吗？留不下来的，但留不下来，我就我又在想，那他在干什么？中国的官员不傻的，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我去过很多地方，靠这个确实能发展旅游业，中国老百姓就去看呢。对，这一下就带旺一方。后来你看，我明白了，都是一盘生意。对。 他这些建筑留不留得下来不重要，他也是圈钱。对，最后他把这经济，那么到最后中国人搞的还仍然不是实业，你知道吗？还是虚的。对，就是又把一些人的钱弄回来。大家都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文化旅游当然是假的吗？当然是虚的嘛。问题在于说，我们这是他本来可以，假如他要搞的话，可以搞一些留得下来的东西啊。假如你真的丢个三百亿、一千亿 找国际上面一些比较有名的设计师哈，来设计一些有古代美学风格。没有人，你不需要告诉他这，告诉老百姓这是真的，你说了也没人相信啊。嗯。可是我要那种美学，那种美学风格，古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汉代的、唐代。像香港，我们知道那个光呃观塘附近有个佛庙嘛，四年静院嘛。啊，四年静院。 唐代的风格，它是你走进去，真的回到古代一样。可是没有人相信那是古代的嘛，那是曾志伟、谭咏麟去筹钱来弄的嘛，帮忙。所以说，假如他要做的话，这两个不冲突的。我还是觉得说，与其每个城市都一样，去到任何中国的城市，我看到最多的都是洗脚的地方。 足浴啊，就 <laughs> 足浴，我那个常说嘛，一个老外朋友就是觉得很奇怪，哎，你佳慧你们中国人蛮奇怪的哈，到哪里好像回家没水洗脚一样， <laughs> 总要走在路上突然说我去洗个脚，或说洗个浴这样哈才回家。那与其这样，不如弄这种好好弄一些有古代美学、历史美学风格的东西，我觉得两个不冲突了，可以好好。我以前节目里也讲过，杭州我去那六合塔，那隋代的没有几个人。 但是西湖边上的新的雷峰塔非常旺，新的雷峰塔新盖的，对对不对？那个五台山也是这样，五台山的这个有一个是唐代的，那个那个木头那个树都唐代的，没几个人去，其实并不远，可是那香火最旺的，大家拜的那个庙后面那个那个佛像后面的螺丝都在，新修的， <laughs> 完全新修的。我看到这种时候，我就非常。 痛苦一个一个悲哀的感觉，就是想起梁实秋的那个说法，就是他那个梁实秋的说法，我原来是不同意的。他说最好的艺术只有少数人，大部分的人他们永远只能欣赏就是比较一般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梁实秋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鲁迅当初也不同意他。但是当你站在这么多的香火拥众这个啊民众在面前在拜这个一个假的现代刚修的这么一个古迹面前的时候，嗯。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没有办法，真的，你没有办法，的。我就觉得，所以也许他们做一个盘生意就做盘生意了，总比他，总比他盖那个白宫一样的党委会要好吧？不是，但是啊。 就是家辉，就刚才像你说的，中国也有建的比较好的，比如说乌镇，不是认为不错嘛？对。就是呃，能不能这是不是一条道路？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营造法式，哈，用这个尽量用过去的物料等等哈，就是先进的设计再去呃这个描摹哈追摹中国古代的这个精神，是不是一条路？是的。但是啊。 我就觉得这个你这个主政者或者你主政者的顾问，他在根本上还是要珍惜他懂得呀这个残破的东西，这个古的东西、老的东西的价值，他再去设计新的东西才是顺理成章的。所以我就说，你看我我前几天我就跟一个就官员，我我们在讨讨论一个问题，他不理解，我就跟他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啊？ 残破的、残破的东西是美的。嗯，他也是一个地方官嗯，他就说，我他还挺尊重我。他说，为什么呢？我的手机给他看这个照片，呃，我怎我怎么跟他讲清楚？就是说，残破的、陈旧的啊，这个这个碎裂的、呃，古老的这个脏脏乎乎的东西可以是美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呀，就特意把我手机里我当时给他看的这一堆照片。 找出来，我想我也可以在电视上放一放。哎，他看了这个之后啊，若有所悟。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看。哎，你看这是呃古罗马的这个这个神殿的这个废墟。你看像是这种树树啊枯干枯的，哎这人家古罗马的古代废墟啊，罗马的古代废墟，这也可以是为什么是美的呢？你看这是英呃苏格兰的一个十世纪的教堂的废墟。你看这个。 这是佛罗伦萨的这个老街道，这个坑坑洼洼的石石板地啊，这个青苔，你看这个多少年在石头上积累的青苔。这是罗马的这个夕阳的时候，哎，这个死亡的沉睡的东西，也可以是美的啊。中国的青铜器，锈迹斑斑，啊，英国的一个乡村坟地啊。 哎，你看，这是这个这个在在中亚地区，这是欧洲的一个老椅子，这皮子给磨成，这是雨果写小说的书桌，烂成这个样子。但是你觉得美不美啊？这是柬埔寨的雕塑，已经断成两截了。这是欧洲教堂里踩了多少年的地板？你看中国青铜器原来是金的呀，原来是金的。哎，你看这种大佛的叹息，你觉不觉得这个？你看佛鼻子都没了，可是你觉得它是不是有一种叹息的美，是吧？ 呃，就是，哎，这像不像是东方的维纳斯？嗯，哎，大成若缺，中国人玩的石头，这是云冈石窟的这个佛烂成这个样子啊。那么，你看，这是北魏的时候的这种这种这个这个呃雕啊，你看像不像维纳斯？东方的啊，这也是云冈石窟被人凿下来的古道西风瘦马啊，就是所以说，我说。 有一种美，有些人说是新的，当然也也可以是美的。但是还有一种美，就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laughs> 今天看见中国的很多景观，真是让我们断肠人在天涯。那那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博士专门有本书，就叫在罗马废墟上哭泣，是吗？ <laughs> 没有在。 废墟女看见罗马啊，对，就是以前一个人讲的嘛，去进攻一个地方，打的把那个城市都打的残破了。其他的小兵啊，看到废墟，那个将军说：“我你们看到的是废墟，我在废墟里面看到未来的罗马。只要你有眼光的话，废墟可以重建为罗马，甚至废墟本身有它的美学嘛。”我们也谈到这柏林哈，有一座教堂，二次大战的时候被炸得稀里啪啦的。 原装宝楼叫保留在那边，我们一去到那边看到感动了想哭了。那中国最可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以前去张家界哈，我最生气，好好的中国的山哈变成什么？其中有个山还改名阿凡达是阿凡达，阿凡达去了拍片，阿凡达你要弄一只阿凡达的鸟，找几个人站在那边装成阿凡达跟你拍照收二十元。 我觉得崇洋媚外到这个地步，你知道，这就是照今天呃很多地方官的思路，那罗马那些废墟 <laughs> 全得给建成新的，怎么能满地都是这些残砖烂瓦呢？圆明园那个是因为有争议搁置下来了，本来他们要重建圆明园呢。 <laughs> 你知道这？哎，我后来查到有章可循，这是违反国际，这是违法的。 在上个世纪，不是一九三零年，就是啊，一就是一九三零年。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国际上的好像一个约法，这个约法就是说啊，在人类遗迹的这个原址上重新这个建起一个新的东西啊，在废墟上建起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啊，是罪恶不可饶恕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你在今天圆明园的遗址上。 你敢建一个完全新的圆明园？圆明园，振兴中华？对，你可以说你是横店影视城， <laughs> 那可以；但你要说这就是圆明园，那是那是，那是国际价值观所所鄙弃的，你知道吗？所以蔡元培说的要美育代宗教，所以要大。你刚才放了一大片，就是要让大家这叫颓废，也可以是一种正能量。 绝对的，徐老师说的太好了。颓废，我们通常不那么理解，我们总是认为五五彩缤纷的就是正能量，莺歌燕舞啊，灯火辉煌，昂昂扬的，昂扬朝气。然后你这个垂垂柳、拜墙，这个啊，这个这个萧条的东西，可是美是多种多样的。对，就我总之啊，开封最好还是能够透过废墟看边境。 <laughs> 这是我们的看变变变辽啊，看变啊、可是对官员来说，人民币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是是，当然